锵锵三人行，哎呀，可惜刚才没有跟佑婷一块讲这个嫖娼哈， <laughs> 就是 <laughs> 为什么要跟我一样一块讲嫖娼？薛蛮子这个最近嫖娼的事，你很熟悉吗？哦，就肿瘤医院医术很好的这件事吗？肿瘤医院怎么回事？因为这薛蛮子不是直肠癌吗？就癌症，然后经过了肿瘤医院两年的治疗。 人家现在还六十几岁，还可以，就是雄风对雄赳赳气昂昂的。他他之所以说你看没 <laughs> 跟你聊，就是有缺失。 <laughs> 这个角度我们就没谈。 <laughs> 对，我知道。嗯，他是怎么会多粉丝的？就是因为他在用微博直播他怎么治疗这个癌，他每天就发说我这个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么当时人家你你知道一般的人怎么会受注意呢？对不对？你你要去分析看那些所谓大大 V 啊，是吧？大 V 有两种。 一种是人家本来出名，那所以他的粉丝就多，像冯小刚啊郭德纲啊都几千万。那郭德纲是因为说相声，人家都苍井空都有一千多万， <laughs> 所以粉丝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另外一种呢，他真的本来并不出名，可他某顿顿的就在网上非常出名。但仔细去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比方说薛蛮子就是这个，他一个打拐行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直播自己的直肠癌，哎。 这这样就出名了哦，所以他帮医院做了一个广告， <laughs> 是吧？对不对？你说这也是有功德的呀，也是有功德的。他就说这个四十岁，徐老师你没做过吧？说四十岁以上的男人都每年都要做一次这个什么直肠镜的，我都没听说过。但是我听了之后，我也准备去做一做，是不是？痛苦你没听到就很痛苦。你现在无痛了，不要担心这个麻醉剂一打，你什么都不知道。尤其是在台湾体检，你知道吗？我听说过，就做这个，好像你就睡过去了。 啊，睡过去了，他就给你做这个直肠镜的这个，就是你就睡一会儿，醒过来，都被人蹂躏完了， <laughs> 都不知道，菊花变葵花。 <laughs> 对我为什么就说这个这个事情呢？这个我我这个薛蛮子啊，他们都还说这个他的很多事儿，包括打拐，包括这个事儿。但我觉得现在网上有些这个封号很有意思，说他是水军都督，是吗？ <laughs> 就说他。 也跟一间水军的公司有关系，好像是跟秦火火他们这个有点关系吧？啊，是吗？但是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政治思维啊，让我们觉得啊，这个里边有什么公平或者不公平啊？我就不知道，因为咱们从小生活在这个国家，政治运动的环境长大的，刮台风，嗯我们很喜欢呢，研判这个战略形势，揣摩动向。比如说最近哎，审这个薄熙来啊，然后呢，抓了好几个网络推手。 然后呢？薛蛮子嫖娼，什么群众举报啊？群众举报他跑一个人居民区里，是吧？说他去那儿扶贫去了， <laughs> 就这个就就让大家就会很有问号。然后接着各省市都在纷纷抓几十个、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遭遇然后你看官媒，这官方传媒。 一起开炮是吧？一方面开炮就是说薄熙来狡辩是吧？薄熙来一定要严惩他。另一方面开炮就是说造谣陷害什么什么就是。所以说我就我我就会觉得中国的事儿啊看不懂，就不好轻易的下判断，就是他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水军都督我都不知道。 <laughs> 但是我觉得这个称呼这个外号很好玩。但那那集的周轶军讲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你在网上做司法管理。 跟在网上搞政治斗争，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是对人还是对事。对，你比方说谣言很多很坏，我们查出了哪一些是谣言，对吧？这个谣言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找到这是谁，他后面有没有什么集团？他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动机还是纯粹无聊，对不对？那这个这个叫司法管理。还有一种方法呢。 那就是说，看看谁的粉丝多，我们给他排个队。哪一些属于境内外敌对势力，哪一些是我们的人，还爱国什么什么什么人？你根据这个排了队伍以后，重点观察，然后看看他的什么小区去不去啊，什么什么嘛，注意他全部的东西，对人跟对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在这一波的呃行动当中呢，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呃。 呃，这个网络上或者是新闻报道中，他们做的这些所谓的坏事啊，但是我的意思是我都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就是我们抓了这个上海的法官嫖 <laughs> 娼呢，起码这个上海法官还出来讲了很多话，对吧？就是我们有没有啊什么，就是。 呃，在台湾也是，任何被抓的人，你你有缄默权，但是你也可以为你自己，就是你你如果真的想在媒体里面说点什么话呢，其实都有管道让你去讲你方面的看法，然后包括李宗瑞对不对？他这个犯了这么多这个呃两百多个女生，他也会讲一句说我觉得我没错或什么之类。可是我这一次风波当中，我就觉得我少了这些被抓的人，我到底想听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这么做？ 哎，有一个我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就是呃，好像是不是叫周路宝啊？还是嗯是，不是他这个人呢，还挺倔，你知道吗？就是说我看到一些只言片语，但这些只言片语的意思哈，是为了说呀，他认罪态度不好，就是比如说。 到了这个呃牢里也不叫到牢里，关到公安局里，还是说，哎，你们局长要不要我给你发个帖啊？ <laughs> 这个你知道吗？他这个最后一刻还在拉生意。对对对，我发现这些人呢，有一定的这个动机复杂性，这个往往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他去一个庙。 哈，这个事情，这个所以说，你看，从蛮子的事情，我就觉得我们学会啊，呃，人是复杂的，他有多个面相，就连这个所谓的推手哈，呃，你看啊，他爱勒索这个庙和道观，是。那么，比如说他到一个庙去，好，他先碰见这个算命的或者这和尚，就弄他钱，或者让他烧香，或者说你捐点什么钱。首先，这个他觉得不平，他不平了以后啊，他就上网啊。 造你这个庙的这个谣。然后呢，你看他这个行，他这个行为的初始啊，实际是因为他有点义愤，但是这个义愤呢，他往下一步就走火入魔，他动机是打黑，结果变成黑打了， <laughs> 对，就是说的简洁，哎，他最后变成敲诈勒索，你给我钱，最后那问题是这个庙里的和尚 <laughs> 想了想，真的就给他打几万块钱，是打完了之后呢，他还给你庙里的和尚这么没用啊啊，他就给你公关了。 他就给你宣传了，说某某庙，哎，中国这个怎么庙弄得跟部门似的？说某某庙接受监督 <laughs> 是吧？态度很好。然我还有一个就是，呃，就像他，呃，就像这个文浩说，刚开始这些名人呢，可能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对的，哦，所以他的名气出来了。可是民众有一种就是，当他做一件对事，他什么事做了，你都觉得他对了。他刚开始可能是往打黑的方向走，就他现在不管说哪一句话，任何方面你都觉得他都是专家有一种就是，呃。 信不止信一方面，而是说他方方面面，只要是经由他的，你都会相信。那当然，他就你这说到最后没有办法那就那就说明啊，对事不对人这个事情啊，还不单是呃司法机构或者公权力要注意，就是民众自己也要看清楚。就是你崇拜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人，比如他长得帅，或者他某个戏演得好。 但不要苍井空，他在某一方面尽责，但是不代表他就能教育儿童啊，是是是，对不对？所以这种对于。 大 V 的迷信啊，这个说实在话，不是有句话说来挺残酷，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怎么样的政府嘛，对不对？你看到有什么东西不满意，其实每个人心里想，你看到上面现在他是对人不对事了啊，那你觉得这是黑打了？但反过来你在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也是，是就是对着一个人了哦，他因为一件事情佩服他，然后他转发什么你都信。 所以这个东西上下有个互动，我觉得。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那我觉得人啊，都不是圣贤嘛，所以当你被啊，你民众盲从而这些大 V 者，我觉得当你被权力、金钱的感觉，这个到最后一动摇以后呢，我觉得你难免就到最后有，总有一批人是迷失的。我我我会搞成现在我听我听到说他们这个粉丝多的哈。 一转发就有上万块钱，这我我当时这很多微广告的。哎呀，文涛啊，你这你不是老谈钱不够吗？ <laughs> 对不对？你这这么好的生财之道，就是说有有，比方说有你现在有一百万的，你随便讲一个，比方呃，又婷发一个什么东西，乌龟兔子的故事啊 <laughs> 啊！但又廷的乌龟不值钱？ <laughs> 哦，他要成立一个公司，那个兔子公司，对，你就给他发一个，然后他就给你钱了。 你想这种钱太好赚了，又不用交税，对不对？这个根本就是，所以你你想什么东西，你一有人气就值钱。那因此呢，这个方向有的是直接的公司，那有的人就在想我怎么样增加我的粉丝，所以在这中间很复杂。对，所以你过去其实说什么叫理性呢？理性说俗气了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 但是人是人，事是事。但是一个国家有多少国民是懂得一是一，二是二呢？往往不是这样。就是说，哎，那天我是又我就重复陈毅老师当年这个说过的，说这个中国呀，他跟一些这个科学家讲话，说我们需要发展教育，哈。对。他说中国很可怕呀，就是好几亿人没文化呀。嗯。那这是多么可怕！我现在越来越知道很多问题啊，不见得是什么体制、法治。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的人口这么多，文化甚至有些人以为我们现在都认字儿啊，我们都上甚甚至我们大学毕业的都几百万，都都是几千万。我看春晚呢。呃，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大相当于我说的这个文化。你比如说什么叫文化？我认为周作人很有文化。比如说啊，周作人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文化到汉奸的地步了。哎，对，都到到汉奸的地步了。他呢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呃，科学啊，实际也是很道德的。嗯，对。其实讲他说的话，其实周作人 <laughs> 这句话呢，你反过来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道德呀，有的时候不一定科学的。就是我们脑子里相信的道德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是科学的看法。嗯。就你就比方说啊，这个人啊，他打拐。 是吧？他这个什么，就是就是这个帮穷人做事，是，他就是好人啊，他就是我们要拥护他，我们可以一千万的粉丝啊，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意见领袖。嗯，好，这个人去购买一次性服务，哎呀，这个人是个流氓啊，这个人就完蛋了，这个人我们太受他欺骗了，我们痛心疾首了，你明白吗？这种道德，我就说是很不科学的，对吗？ 就是也是。一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说这个，呃他们说这个网络水军嗯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有的时候啊，有些他们叫做五毛党的那些人啊，那个叫水军吗也是。 算吧，是不是？反正就是一批人专门在网络上发表特定的言论。但是他们大概的区分是五毛党是比较政治性的，嗯，那水军呢是纯粹是商业商业性。还有僵尸僵尸是什么？僵尸粉丝就是说你可能呃用钱买，他们可以一直用他们一个机呃这个党啊怎么讲这个 program 啊去制作很多的这个假的账号，然后呢一直加入某一个人的粉丝，所以你可能一个一觉醒来呢你就哎。 好几百万，对不对？可是百万里面呢，其实他们都不是活跃，真的在微博上，他们都是假的账号。可是呢，不会有人真的去点你的粉丝单里面看，说你到底是不是有真粉丝，或者是你的恢复啊，有多少人回你，有多少人真的在看你的东西。如果没有人去追究这个的话，只光看你的粉丝数量，那这种僵尸粉丝就可以替某些人赚到很多的商业利益。所以现在一些报纸的评论就是说，你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司法管理啊。 那这种谣言和特别故意造的那其实毫无问题，嗯，但是这种商业目的的水军啊，是也应该打击，嗯，因为那个也是制造混乱。因为说实在话，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网络的责任很重大。你你们有没有发现，过去的十年变化非常大？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是把它当做一个取得信息的一个另外一个途径，对，我除了看电视、看报以外，哎，我还可以上网去，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它是表达大家的意见嘛。 所以变成了很多事情，民意啊，而且这个整个微博上面左中右的意见啊，专门有些人在整理啊，每天在整理一个事情出来了，比方说你审博案了，嗯，他马上就整理出来，那个尺度是报纸上看不到的。 嗯，但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我们国家现在意识形态的各方方方面面嗯，那这种时候，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情况，对不对？你搞很多水，你不骗我们吗对不对？是。呃这又婷不是还想在网上开店吗？那 <laughs> 最近你知道，就是判了两个，连都判刑了，叫差评员。就是你知道你在淘宝网上你买吧，你这个店你怎么知道它可信呢？ 他就有或网网上有那个评的好评啊，有差评啊。在台湾的手机呢，它一推出来呢，他们是买好评员，就是专门去买一批水军的上网帮他点这个赞，然后点这个五颗星，把他的这个呃评等级往上推，这也被人家发现过。然后他们说，这种所有的这种网络推手公司底下都有这个这帮水军，每一个水军呢都有一个账号本儿。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论坛平台上，你你得有好多个这种这种账号，然后呢收到任务，然后这个任务是什么？是不是有时候还任务取消，就帮着去去干？而且他后后面很多都是经济利益。是。你有时候以为你阶级斗争新动向啊，觉得他他是迎合你们的需要，所以他在弄。他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几天非常火的产品就是那个呱呱带回来那块肉嘛。 后 <laughs> 腿啊！这块肉现在才卖的卖的好啊。 啊，现在忙 <laughs> 一个月，哎 <laughs> <laughs> 研究。然回家看看是生吃好，熟吃好。下次王立军的鞋，那那那都值得值得开公司注册，对不对？很多人就炒这个东西。我觉得商业的这个呃范围之内，的确在台湾也是这样，就是各式各样的宣传，或者是利用网络。呃，台湾现在有很多是布洛克，所谓的 blogger 嘛，写博客，你们叫博客。那他有很多人也是因为他喜欢分享，他买了什么，穿了什么，所以他有很高的流量。那这些人他就专门就是靠。 你你给我衣服穿，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网站上。那因为我有几千万的这个流量，所以我就赚钱，我就靠这样赚钱。很多人很多女孩子就因为这样就辞去她本来的工作了，她就做这件事情。可是呢，在台湾的规定里面是说，也不是规定，就是说他们慢慢形成的一个文化，或者说网友也会想：我以前看你是你本来喜欢什么牌子你就穿，所以我跟着你走。肯定你现在是变拿人家钱，你就说这个牌子好。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你真心喜欢还是你在做广告？所以他们形成的一个文。 网民的呃，这个给他们这些布洛克的一些规范，就是说，当你要写这些所谓的广告邀约稿的时候，你就告诉我这是广告邀约稿，我要不要相信？就像电视播广告一样，你广告里面随便，你的广告时段随便你怎么吹捧，但是我要知道它是广告，那就行。所以我觉得，那这个东西不是台湾的法律规定，的，而说这个网民当他有意识，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理性，就会给你一个规范了。这就是群众的理性，理性的最基本方法就是你看一个人的看法，看他后面有没有利益。 是，就是说，如果他有利益，那你对这个看法就要打一个问号。那除了网民去监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商业，当然有付钱的人。我觉得现在在内地很多付钱的人呢，他就是我付了钱，我不管了，我就交差了，或者我可能跟我老板交差说，哎，你看，邓文涛一百万粉丝，我已经叫他转了一个转了一个帖，但是他不去追究这个一百万的粉丝里面到底有多少粉丝真的转了帖。 对，或者到底多少粉真的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们公司的这个广告到底真正带给你回收的效益是什么？台湾的公司是非常仔细在做这个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内地好像没有，我钱投了就算，这也就造成很多假的名人，或者是说名人故意去买粉丝，因为你不你不追究我的嘛。但你不要小看这些商业的力量，嗯，他们很快就把现在这个台风啊，嗯，很快就会转方向。 嗯，你知道你打谁？你不打谁？你监视谁？你管谁？你以为他们不会利用这个东西借势？中国人太聪明了。你明白没有？对不对啊？既然我钱能搞到这个，我不能搞定那个吗？嗯，对不对？嗯，对对对，这个挺可怕啊！ <laughs> 要不嫖个娼什么的？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一个叫傅学胜的，你知道他炮制的叫中石化非洲牛郎们。 就是说中，他说中中石化中标啊的时候，企业中标，他搞什么呢？说中石化一位负责招标的女处长，受到了这个对方公司用非洲牛郎的这个性贿赂， <laughs> 从非洲找来一牛郎，说黑人黑人那个家伙大，就是就这么贿赂他，咋中标？ <laughs> 引转发十一万多条，大家多爱看呐！其实这是情色。 这个，哎，这他这个，他结合太多了，结合政治，对不对？结合国营国企，对，然后结合情色，结合有可能反贪腐等等之类的，太多的。你这是讲博案吧？ <laughs> <laughs> 情色那一块吗？哎，这，我我我倒觉得像这个哈，其实从要说从我的角度上说哈，这没什么不好的，比如说。 打击网络这种造谣啊，或者说乱七八糟啊，呃，但是我又觉得哪有点什么问题。可是你真想想，呃，对呀，现在这网络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呢。嗯，呃，可是为什么你又会觉得有点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连网络都不能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可以相信什么？有有 boss 有很多评论，一般都是说你不能一抓就定罪。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还得按照正常的渠道起诉。就比方说，你我怀疑你你斗这个公司，你这个公司造谣，不是说我抓你你就犯罪了，你就在那里只有我们两家了，我是好人，你是坏人，你还得比方谁是受害人，比方说你造谣了朱又廷，朱又廷起诉你，然后直到你判罪，法院判罪了，你才有罪，你知道？所以很多人一抓，这个叫涉嫌。你知道，我这次看博案最大的一个。 一一一点就是，你看新闻啊，电视的新闻一上来就是，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总觉得这个话里边有点什么不对头，后来才发现他漏掉两个字，嗯，或者叫被控，或者叫涉嫌，明白吧？嗯，你再再后来我一看《人民日报》就是这样登的，《人民日报》就是说薄熙来涉嫌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案。 啊，你明白吗？对他还没判嘛，哎，他没没被判嘛。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有时候看啊，我有时候看的就是他。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头问你这个问题？我说有时候所谓那些个被人称为五毛党的哈，实际可能是网管发的很多呀。那个到底是不是算叫水军？因为他也是很大量，对吧？我有时候呢看着很可乐，因为其实我也不反对。 网络上乱七八糟的言论有有时候啊，我们正义的力量不会压倒他们，这个空间就被那些呃胡说八道的力量占据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啊，你这个网管，你能不能动点脑筋， <laughs> 就是工作质量高一些？ <laughs> 你要不，我有时候看着某个领导人，本来这人领导人干的事儿挺好，或者说审判薄薄熙来没什么不好，底下太简单了，你道吗？好。 支持 <laughs> 这个，自觉于人类。他管的太多，来不及转发。没错，我说咱就搞搞什么新闻工作的，你动点脑子，你弄的这个像模像样一点，对吧？你就是，哎，再一这是办五毛培训班，是吧？ <laughs> 你想， <laughs> 你你的意思就是不是要提高素质？而且你说说坏的谣言不好，说好的谣言呢？对，这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